咱即个一日的课程也将近要结束了。按了解办即种一日课程的目的，著是要鼓励恁会当保持逐工早暗的练习。准则讲，恁已经开始为着某一种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未记得恁逐工的练习，那安尼，恁已经开始错失一切了，因为恁真正会当得到的利益。 是对逐工诶练习来诶。即种一日诶课程，著是要加强恁诶毅力，加强恁诶意愿，和保持着逐工早暗诶练习。一个好诶乐观享受者，一个认真诶享受者，开始了解着家己无法度挡掉，家己挡袂牢一工两顿，或者是三顿无食。 因为咱必须爱保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甲臃肿，同款你嘛袂当无食，逐工下恁的心灵的营养品，这个内观正正都是迄款营养品，恁袂当欠的咧。恁必须爱修恁的心灵，甲身体同款健康臃肿。为了要下恁的身体健康臃肿，恁会做一寡运动。 想讲一些瑜伽的动作，也是练气、顶顶的运动，这拢是真好，是重要诶。小讲爱做一些心灵的运动来保持着心诶健康甲永重，也是共款重要。所以，当当恁逐纲早暗落来练习内观诶时阵，您就是咧做非常有益诶心灵诶运动。一个内观诶享受者。 开始明白个清楚真相，迄著是只要我的身体因为某一种诶原因变甲垃圾，或者是讲我的衫裤去互垃圾去，我会马上甲洗互清气，我袂带着这垃圾世界去行。但是当我的心灵变甲垃圾诶时阵，我所去互袂记得爱甲洗互清气，这垃圾继续不断的累积。 还原增加增加到效我愈来愈痛苦乐观享受者会十分的清楚即个真相无论一个人伫咧一时伫咱的心灵内产生或者是累积啥物款的不正的烦恼伫咧迄天的暗时著应该爱甲洗互清气也无论伫咧暗时累积着啥物款的不正烦恼伫咧环顿工的早起著爱甲洗互清气 每工两解照着内观来清洗咱的心灵，这对保持着健康的心是真正重要的。我三番两次不断甲我的学生讲，在练习内观的时阵，恁必须按正确的练习，非常清楚来了解内观是要发展着恁保持平定心的能力。 乐观毋是要用来追求身体上非常爽快诶感受，因为有各种无共款诶上卡啦、逆行诶累积，恁一定会体验到各种无共款诶感受，爽快诶或者是无爽快，诶，或者是中性诶感受，也真有可能是因为因为其他原因，使得恁感觉到即块诶感受，但是乐观。 是要用来训练恁的心，对着每一款的感受，拢保持平定心，继续不断的了解。每一种出现的感受，拢毋是永远的，拢毋是永久的，因为永久保持掉的，爽快无爽快，或者是中性的感受，拢未永久保持掉的，今晚因一定会消失去的，所以恁特别对于产生执着。 恁特别对伊产生着咯。伫诶恁平常诶生活内，有时好，有时歹，有时浮浮沉沉，这一定会发生诶。有当时啊，如意诶代志发生；有当时啊，不如意诶代志发生咯。啊，咱诶旧诶习惯著是安尼，只要如意诶代志发生，所希望诶代志发生，恁著会变甲非常诶快乐，变甲快乐，这并无啥物毋好。 但是问题是，恁开始产生着对爽快状况的执着。只要执着，一个产生，恁就失去着心的平等，失去着心灵真正的安详甲平和。毋是干那安尼尔样，爽快状况是被永远保持掉的，是被永远不变的。伊若一个消失去，您就感觉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苦恼。 您安尼都是咧，思念家己痛苦念念，对着身体感受，嘛是爱用同款的方式来对待。伫当一个爽快感受来啊，恁就开始接着伊，那安尼恁一定会变甲真痛苦。恁是咧为家己制造愈来愈侪的悲惨甲痛苦。尊重恁保持着平静心，恁著是咧脱离贪爱。 以及着清新的旧的习惯，就着不再产生新的业行上卡啦。恁家伫下将自己对着旧的上卡啦、旧的业内底解脱出来。按正确的了解，什么是内观。只要有人来找我，跟我讲：“哦，老师啊，一直较长，我的享受拢真好，我感觉到家顺、家自由的流动。” 真有真有味的震动，迄真是太好太美妙。毋过即马说去也无去啊！所以这是我享受的一大退步，我完全无咧进步。只要我听到即款话时阵，我真是也好气也好笑。这个学生伊并无了解啥物是雷观，我一直不断搁再三内交代。 如果您对这寡爽快感受产生着执着，您都是在下家己制造困难；您安尼毋是咧修行内观，您毋是咧脱离恁的痛苦，您是咧增加恁的痛苦。娘如果您会当明白这个道理，您一定会当得到内观所会当带来的正法，所会当带来的最佳的利益。 随着乐观的修行，恁会了解到，当恁的保护正法打卖时，阵正法嘛开始咧保护恁。打骂哈咧，六格的打骂请恁过着正法的生活，意思就是恁爱保持平等心。当当恁只要产生着贪爱或者是嗔恨，或者是任何不情烦恼的时，阵恁就失去了正法。 失去了担保，恁无咧保护正法，因此恁也未当希望正法来保护恁。只有当恁咧保护正法的时，，阵恁才会当开始感觉到内在所有的安详、平和以及着快乐。啊，若无恁将会失去。伊。只要恁伫咧内在保护正法诶时，阵恁保持着平定心，无搁再有贪爱。 未搁再有亲新，恁是伫个内在保护正法，那安尼正法嘛开始咧保护恁的安详、恁的平和，以及着恁的快乐。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按了解即个自然的法则，内观的唯一目的，干那安尼念念，也著是爱改变新的习性模式，爱学习如何伫个你的内在来保护正法。 如何得到正法所有的保护？无论咱在内观修行什么，拢要了解，这甲任何宗教组织无关，内观甲宗教组织是完全无关的，伊甲各种的特学信仰嘛无相关，伊甲各种的仪式、各种的宗教典礼无关。内观是一种的生活方式。 行为准则如何内在安详以及平和来过生活？如何为着别人只带来安详以及平和？爱注意，毋通将内观变成一个宗教组织，啊，若无内观的精华一定会消失去。一个组织性的宗教，一个宗派，是限制伫一定自称是属于即个宗派的成员。 啊，毋过正法是属于每一个人诶，正法是合所有诶人诶，正法是普遍性诶。爱保持着即个普遍性诶形象，爱注意，绝对毋通有任何行为输着正法，变做一款诶崇拜诶组织。爱保持法诶纯正，爱了解着，当当恁咧皈依佛陀不带时阵，恁是皈依佛陀诶特质。 恁毋是咧归释迦牟尼佛，恁是咧归佛陀。咧一归佛陀时阵毋通想讲哦，只要我若有啥物麻烦，伫咧天顶的佛陀会来帮助我，一定会有奇迹来发生。是无啥物奇迹发生诶。恁是咧皈依菩提，菩提降哦。咱每一个人拢带着降恶的种子。 恁是咧开发质粒种子。随着伊诶成长，质粒更高种子会带来恁所有诶保护，甲恁所有诶挖壳。了解到这点是非常重要诶。等到恁咧皈依正法诶时阵，也毋是皈依某一个宗派诶宗教，恁是咧皈依普遍性诶正法。大嘛，是咧皈依希腊萨玛提班呀，皈依戒律、禅定以及智慧。 这会带下恁真正的保护。当当恁皈依正的时，阵嘛是同款，毋是咧依某一个宗派的成团。凡是已经净化了因的心，并且伫下希腊、萨玛提、班若、伫下戒律、禅定、智慧，已经建立着基础的任何人，都成为一个高贵、一个神圣的人。 这就是生，就是善格。见到这款的人，输掉咱一当得到启发甲鼓励，咱对这寡人得到真济真济帮助，对因的真好进步得到帮助，所以咱贵于精。这甲宗派主义一点啊关系都无，爱保持伊诶普遍性，这是为着恁家己好，也是为着所有人类诶福气。 要继续了解，为什么恁要来修行内观呢？为什么恁要修行内观？要了解，当当恁在修行内观的时，阵无形的力量是安那来继续帮助恁。所有的天人三玛德瓦拢甲恁做伙，并且在帮助恁。啊，因是安那来帮助恁的呢？当当恁产生着好的进步，好的波动。 平定心的好的进步动，安详平和，以及着纯正的好的进步的时，阵，恁甲着宇宙内所有嘛，共款发出着即种进步的有形甲无形的众生，着产生着关联。恁对即块进步当中得到所有的支持，那安尼，恁就是咧加强恁家己的正法。反倒转来讲，如果恁 不断的产生着愤怒、仇恨、甲恶意、顶顶不净的烦恼，以及着负面的心情的时阵，那安尼，恁都会接受着宇宙来，甲恁共款产生着这种不净烦恼，甲着负面情绪的有形甲无形众生的浸泡。啊，即寡的浸泡对加强您负面的浸泡，您都是在伤害您自己。这珍贵宇宙都是安尼在帮助您。 为着恁家己好，恁必须爱具备着有迄款接受即个我帮助的能力。爱继续来了解。当当恁咧练习内观的时阵，自然的法则就是，恁是恁家己的主人。当当恁发展啊发展主宰自身的能力的时阵，其他每一个人拢会来帮助恁。阿达希阿达诺纳托。 恁是恁东海主人，恁是现主席的主人。恁过去所累积的各种的不正烦恼，会带来不爽快的情景。如果恁是东海主人，恁的面带笑容，面对即块困难，恁未下不净烦恼来增加来还原。严格，如果恁未当做东海主人，著会开始去实行欢迎。 依照恁过去累积迄挂不境烦恼的时阵，所反应的方式来反应。那安尼，恁将会继续增加恁的痛苦，还原恁的痛苦。主人的法则就是如此，所以培养自己成为心的主人，成为当下主人，安尼，恁都会成为恁未来的主人。阿达希阿塔诺格提，恁创造恁自己诶未来。 不管是好诶，也是歹诶，未来，您拢是您自己诶主人。所以，整个内观诶修行方法，都是爱了解，我是自己诶主人。这并不是讲爱去增强任何形式诶骄傲，或者是自我，确实爱了解真相，我是主人，这个真相。而且，我必须爱发展着这个主宰能力，使我对着痛苦当中脱离出来。哦。 无数的形形色色，我在痛苦当中不断的浮浮沉沉，我在痛苦当中不停的吃薄饼。现在我是哪啊幸运？我成做一个人。我是哪啊幸运？我接受到纯正的正法。我又个是哪啊幸运？我已经开始修行内观了。我所受的痛苦已经有够啊！现在我无爱再有痛苦了。 我一定爱对所有的痛苦当中脱离出来。我必须爱改变我的未来。阿，你改变我的未来，我必须爱改变我的现在。内观就是要培养当下最主的这个能力。爱了解到这点，爱对这个一日的课程当中得到启发，甲鼓励，并且恁来拍拼，拍拼用功来脱离恁的痛苦。 为着恁家己好，为着恁家己的利益，也是为着其他真济真济众生的福气以及利益。恁爱拍拼用功。愿恁拢会当享受着正法最佳的成果，愿恁拢会当享受着正法最佳的成果，最佳的成果。 Bhagavato सबका मंगल सबका मंगल सबका मंगल रे तेरा मंगल तेरा मंगल तेरा मंगल धरते पर शुद्ध धर्म की इस प्रदेश के सारे प्राणी मंगल लाभी रे सकल विश्व के सारे प्राणी मंगल लाभी रे सबका मंगल सबका मंगल सर्वकमङ्गल